本节目由寻迹讲堂荣誉出品。大家好，今天又到了咱们二战的特辑了啊。那么这个特辑呢，想给大家讲一讲纽伦堡审判啊。这场审判呢，也被称为世纪大审判，所以在历史上重要性啊，怎么说都不为过。其实早在这个斯罗秋三巨头雅尔塔会议的时候啊，就商量好要对纳粹战犯绳之以法。但是绳之以法之后怎么办？ 三巨头呢没有这个达成一致。德国投降以后，如何处理这些罪孽深重的纳粹战犯，在这个盟国内部呢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苏联这边啊，这斯大林说了，我看德国至少一半人都是战犯，所有穿过纳粹制服的都应该枪毙，穿过军服的送到西伯利亚服苦役啊。我们苏联死了这么多人，是吧？劳动力急缺，所以服苦役。至于党卫军，呃，可能活埋是最好的方式。 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苏联实在太恨德国人了啊！当然，他们对自己人也这么干。英法美肯定不同意啊，说这么干我们不就都成苏联了吗？但是该怎么办？老哥仨也没谱。就连法治传统悠久的英国也说啊，说第三帝国那几个主要战犯呢，就别审了，哎，直接就处死就完了啊！英国人说，这些人在策划发动战争的时候，就给自己签发了有罪判决书，并送达了死刑执行令。 但是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就站了出来，这就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特·杰克逊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是美国的最高司法机构啊。美国三权分立嘛，是吧？这个行政、立法、司法啊，他这个最高法院呢是最高司法机构。当时这个呃，最高法院应该有九名大法官，当时是八个。罗伯特·杰克逊呢就是最高法院的一个著名的大法官啊，他站出来就说说不能这么干。 咱们呢，必须要建立一个国际法庭，对这些战犯呢进行一次公开、公平、公正的审判。这么做的目的是要让人服罪，说因为如果战胜者未经审判可以任意处死战败者的话，那么人们将对法律丧失信仰和尊重。最终呢，这个杰克逊大法官的观点啊，就说服了所有的人。所以，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八号，美、苏、英、法四国政府在伦敦就签署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 然后以此为依据，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际法庭，也就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诞生。这个法庭呢，要审判的是纳粹德国最主要的二十四个战犯，还有呢，包括六个组织。啊，为什么选在这个纽伦堡这个城市？是吧？这个往远了倒，纽伦堡啊。 是存放这个神圣罗马帝国什么皇冠呐、加冕佩剑呐、加冕金球的地方啊，有点相当于这个神圣罗马帝国的这个呃首都啊，也就是希特勒口中的那个第一帝国啊。往近了倒呢，纳粹党上台以后，希特勒就把纽伦堡啊定为这个举行纳粹党代表大会的这么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所以每年有五十万纳粹党员从各地来纽伦堡开会。 啊，这个城市就是纳粹党的一个象征啊，所以在这儿审判纳粹战犯实在是再合适不过啊，就是摧毁纳粹。十一月二十号，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正式开庭，上午十点整，四位来自美、苏、英、法的大法官分别入场。除了苏联法官是因为他是军法官嘛，穿军装，另外三位呢都是一身黑色长袍啊。法庭的窗帘和桌椅。 都是深绿色和深灰色啊，整个氛围是一种忧郁的庄严。按说这个德国头号战犯一定是希特勒，但是呢，他挂了，来不了了。希姆莱、戈培尔都挂了，那都都自杀了。那纳粹党党魁马丁·鲍曼，柏林战役之后人间蒸发，只能缺席审判。所以到场的呢，被告里打头的就是前希特勒接班人帝国元帅戈林啊，舔着大肚子坐第一个。在他之后呢？ 是这个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啊，希特勒这个呃前任接班人啊，赫斯鲁道夫赫斯，总参谋长凯特尔啊，警察总监卡尔滕布鲁纳啊等等，依次坐到这个被告席上。啊，每个人呢都配了同声传译装置，也都配了律师。在他们背后呢，几十名宪兵和两百多记者啊。审判一开始，美国大法官杰克逊这次担任这个美国这边的检察官啊，所以呢，咱们得管他叫这个。 杰克逊检察官啊，先由他呢来宣读总起诉书。他的这份起诉书啊，堪称是历史上最经典的法庭陈词。他说：“我们力图审判的这些罪恶，曾是被精心策划的，是极端恶毒的，是充满破坏性的。人类文明无法容忍他们被忽视而不接受审判，更无法容忍他们再次卷土重来。” 杰克逊呢，还宣读了很多纳粹的罪行啊，比如曾经有三千名犹太人因为被怀疑随身携带布尔什维克传单就被集体杀害，还有呢，像盖尔太保曾经在华沙起义期间把大量犹太人赶到屋子里，然后实施爆炸。杰克逊之后，苏联、英国、法国啊的检察官依次宣读各自起诉书，之后呢，几位大屠杀幸存者宣读他们的证词，紧跟着呢，当庭放映了记录集中营惨状的纪录片儿。 这里面很多暴行是一般德国人闻所未闻的，很多人就当场落泪，连几个被告都用手捂住了眼睛。最后，杰克逊检察官宣读了被告们的四项罪名：啊，战争罪、密谋反和平罪、计划和实施侵略罪，还有反人道罪。注意，这不是每个被告都有这四项罪名啊，有的人只有三项，有的人只有两项，分得很清楚。 检察官发言之后呢，法庭就开始对每一位被告分别审判。那头一位呢，就是格林啊。格林贵为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虽然后期有点失势，但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早在这个审判之前，格林就在监狱里啊大放厥词啊，说这次审判毫无公平可言，是你们胜利者强加给我们的。没关系啊，这我都懂啊。你们必然要杀死我，但是五十年之内。 我的遗体一定会被安放在大理石棺材里。那德国人将会把我当做民族英雄来歌颂。他还利用这个放风的时候，告诉其他被告说：“咱们都一样，啊，都得判死刑，没人能幸免。所以咱也就别想着辩护，都是徒劳的。”结果好多被告呢，就接受了他这些话的影响，拿出一副我要当烈士的架势。没想到真开庭之后，啊，这大胖子，好家伙，给自己辩护比谁都来劲，啊，还在这个。 之前关押他的时候啊，就成功的戒了毒，身体恢复的非常健康，精力极其旺盛，成了最难对付的一个被告啊。这家伙坐牢减肥了，减了八十磅啊，就是七十二斤啊。你想想这坐牢减肥，格林呢先是发表了一个颇有水平的演讲啊，讲了一大堆民族主义啊这些大道理啊，还把很多责任呢都揽在自己身上啊，显得颇有这个气度。但是随着 越来越深入到一些具体问题啊，他就开始一条一条撇清自己。这我不知道，那我执行命令啊，反正都是别人的事儿。杰克逊检察官呢，带了一个这个鼓鼓囊囊的公文包，时不时的呢，能从里面拿出一个新证据，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质问格林啊。但是说实话啊，这里边好多证据啊是经不住推敲的啊。比如说这个杰克逊说，德国空军空袭华沙的时候轰炸了美国大使馆。 还拿出一张号称是从德国轰炸机上拍的照片啊做证据，但是你想格林是什么人？一战时候的王牌飞行员，有丰富的航空经验啊！他马上就说：“你这张照片根本不是像航空摄影，像是从一个高塔上拍的，而且呢，照片没有注明时间地点，根本就不配当证据。”另外呢，格林懂英语，而杰克逊不懂德语啊，必须用翻译。所以这个杰克逊说完了的话，格林就明白。 是吧？而这个格林说完德语呢，杰克逊不明白，格林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差，仔细琢磨怎么应对。那甚至曾经把这个杰克逊气得呀，直摔耳机。只有在说到掠夺艺术品这些格林逃不掉的问题的时候，杰克逊才勉强占了点上风。后来轮到这个英国检察官法伊夫伯爵盘问的时候，这位伯爵呢，故意用特别快的语速提问。 一个问题刚答完，紧接着又一个问题，翻译都跟不上，这招呢就起了效果了。格林的回答就错误频出啊，三百斤重的帝国元帅被弄得灰头土脸，各种强词夺理啊，最后只能就是耍死狗啊，装听不懂啊，其实就是为了保住自己这条小命啊而挣扎。到这个格林之后，外交部长里宾特洛普啊和这个总参谋长凯特尔元帅态度如出一辙，拒绝承担任何责任。 每当检察官拿出一份有他们签名的文件来对质的时候，他们就说：“我这是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干的，跟我没关系。”同在被告席上的军备部长施佩尔都看不下去了，脱口而出说：“你们真是超高薪水的邮递员呐！”啊，这个词儿呢，马上就被全世界报纸就登了出来。啊这几个大魔头之后，剩下的人的态度呢，也各不相同啊。你像波兰总督汉斯·弗朗克，是摆出了一副承担责任的态度。 经济部长沙赫特则是要用尽全身解数，把自己包装成一个密谋推翻希特勒的反叛分子。不过效果不大。其实呢，他的罪责基本上是最轻的啊，这就是这个求生欲太强了。 希特勒最后真正的接班人邓尼茨海军元帅不光给自己辩护，还给整个德军潜艇部队辩护，说我们无罪。啊他的律师呢，还拿出一份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签署的文件，允许潜艇无限制攻击日本商船啊，说你看美国人也是这么搞潜艇战的吗？德国这么干有什么错啊？啊这确实也是真实啊，搞得大家呢非常这个尴尬。轮到这个军备部长施佩尔的时候，他上来第一句话就把法庭上的所有人都给震住了。 他说：“如果希特勒有过任何朋友的话，那我肯定是最密切的之一啊！我靠，这话一说，在场所有记者都不困了啊，眼睛瞪得比猫头鹰还大。”啊，施佩尔在咱们前面的节目里经常提到啊，他当纳粹德国军备部长的时候啊，只有三十七岁，这么年轻有才华的一个工程师，在三年多的任期里，绝对是给纳粹德国立下了汗马功劳。在他的努力工作之下，一九四四年盟军轰炸德国的最高峰。 德国的军工生产反而达到了顶点，很多人认为他对德国战斗力的贡献是超过希特勒的。希特勒净瞎出主意，是吧？这个，所以他是比希特勒还要厉害。但是呢，施佩尔从一开始就对纳粹政权有很多质疑啊，只不过因为身在其中，啊，很多事情都得慢慢才能看得清。后来呢，他还想过暗杀希特勒啊，往希特勒地堡里投毒，不过呢没有成功。 所以纽伦堡审判一开始，施佩尔呢就已经想好了自己的立场，就是要主动承担责任，因为他觉得这才是真正对德国人民负责的行为啊。所以施佩尔不顾自己律师的反对，直接就承认了对他的指控，主要是他在搞军工生产的过程当中用了很多外国劳工啊。其实说实话，当时很多人都是愿意来工厂干活的，尤其是犹太人，有点避难似的这么个意思。 然后呢？施佩尔说，除了你们这些指控之外，我还要为德国这个政权干过的事情承担集体责任，因为我是领导人之一。在这个施佩尔之前，曾经担任过波兰副总督、荷兰总督的奥地利卖国贼塞斯因夸特刚给自己一大通辩护，所以呢，施佩尔就对着他说，其实也是对着其他被告们说，说如果咱们现在这个场景突然变了，变成德国打赢了。 咱们大家现在会是怎么样的一个场景呢？难道咱们每个人不都是要抢着显示自己的功劳吗？这话一说，这个施佩尔的辩护律师就急了，说：“我不是告诉你不要主动揽责任吗？你现在怎么还帮着他们审别人啊？”施佩尔跟律师说：“没关系，我必须这么说，我心情才能愉快，才能感到真正的松了一口气。”啊，从这一点上来说呀，或者至少是从某种意义上讲，啊，施佩尔真的是个。 英雄啊，就是如果英雄过高了，起码是个爷们儿。只有他的这种反思精神，从他开始的这种反思精神，才能让德国这个民族重新站起来。啊，不过在法庭上，施佩尔说的这些话，对其他被告来讲，那可就太不爽了。从此之后，格林这帮人对他就充满了敌意。啊，这小子是个叛徒。经过九个多月啊的这个长时间的审讯，一九四六年八月。 被告们呢，迎来了判决前的总结发言啊！他们这些发言呢，将会在电台公开广播，所以这也是这帮纳粹高官们最后一次面向德国人民讲话的机会了啊！经过这么长时间的审讯，无数罪行被一件件公布出来，这对于所有人的触动都是巨大的。连戈林都在发言里谴责大屠杀啊，但是说呢，我对此毫不知情，这跟我没关系，是吧？也无法理解。 汉斯·弗朗克告诫德国人民切勿再走老路，连最反犹太的《先锋报》创始人施特莱切都谴责了大屠杀行为。当然了，大部分人还是否认自己的责任啊。施佩尔呢，在总结发言里还谈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现代科技对纳粹统治的帮助。他说，像无线电和广播这样的东西，可以让八千万人都一起听一个声音，服从一个人的意志。 最高当局的命令可以直接传达到最低一级去，这些低级的机构只能服从权威，不加鉴别的执行这些命令。所以，很多政府军队都是以这种方式接到了那些让他们犯下罪行的命令，而不需要也没有办法进行任何独立思考。所以，纳粹德国的这些罪行绝不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的罪恶，而是通过技术手段一层一层把它成倍的放大了的。 而在战争结束前，已经诞生了无数先进的武器。科技越发达，人类的危险就越大。作为前军备部长，我有义务在最后的发言里告诉大家：如果爆发新的大战，那么结果就是人类文明的终结。所以，科技越发展，就越需要人们追求个性的自由和独立的思想，才能抵消技术带来的副作用。所以，这次审判务必要对未来人类制定出新的社会法则做出贡献。 至于我自己的命运，跟如此重要的目标相比，又何足轻重呢？所以这个发言可以说放在今天也能引起咱们的深思啊！所以在这儿呢，我强烈推荐大家去看看施佩尔的回忆录《第三帝国内幕》，里边充满了对纳粹德国的分析和反思，非常值得一看。 总结发言之后，又过了一个月的时间。那一九四六年的九月三十号，被告们呢最后一次坐上了法庭，等待最终宣判。法官要求在宣判的时候暂停摄影摄像，所有聚光灯熄灭，整个法庭呢显得异常的阴暗。首席法官英国的军法上校啊杰弗里劳伦斯爵士宣读了长达二百五十页的判决书，公布了每一个被告的罪行是不是成立，根据是什么啊？第二天呢？ 被告们被一个一个带到审判庭，宣读对他们的判决。格林第一个被宣判，四项罪名全部成立，判处死刑。在他之后，里宾特洛普、凯特尔、卡尔滕布隆纳、汉斯·弗兰克、施特莱切、塞斯因夸特、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长罗森堡、内政部长弗里克、劳工部长绍克尔、作战部长约德尔大将，还有缺席审判的马丁·鲍曼，一共十二个人被判死刑。 这个死刑呢，要用绞刑来执行啊！枪决太便宜他们了啊！这十二个人之后，鲁道夫·赫斯、前海军总司令雷德尔元帅、经济部长冯克三个人呢判处无期徒刑；施佩尔和德国青年领袖希拉赫判处二十年有期徒刑；前捷克占领军长官牛赖特十五年有期徒刑；邓尼茨十年有期徒刑。另外呢，还有三个人：沙赫特、前德国总理帕彭和广播司司长汉斯·弗里切。 被宣布无罪释放，这仨无罪释放的呀，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啊！沙赫特吓得说：“你还是把我关起来吧，我我怕出去被人弄死啊！这恨我的人太多啊！”另外呢，法庭还宣布三个组织是犯罪组织，其中第一个呢就是德国政治领袖集团啊，就是这些高官们；第二个呢是秘密警察，也就是盖世太保。 第三个是党卫队啊，这个党卫队呢，跟在前线打仗的这个武装党卫军部队不一样啊，就是那种集中营里那帮啊，普通党卫队。德国政府、纳粹党冲锋队、总参谋部和最高统帅部这四个组织呢，被宣判为无罪。这不是说这几个组织里每个人都无罪啊，希特勒还是德国政府的呢，而是说不是整个组织都是犯罪组织，就这么个意思。 宣判之后，里宾特洛甫等六个人上诉，要求减刑。戈林呢，要求把绞刑改成枪决，因为我是军人。最逗的呢是雷德尔，啊，他要求把无期徒刑改成死刑。不过，所有这些上诉呢都被驳回，维持原判。十月十五号是这几位死刑犯的最后一天。这天晚上呢，格林在他的单人牢房里，用手在嘴上比划了一下，然后就突然发出了呼吸困难的声音。 看守他的士兵呢，赶紧叫医生啊！等到医生来的时候，格林就已经断气儿了啊！他是服用这个氰化钾胶囊自杀的。那么，格林是怎么在看守的严密的、密不透风的这个监狱里搞到毒药的？他给典狱长留下的遗书里说，他自从被关起来，身上就一直带着三枚毒药。 第一枚呢放在这个衣兜里，故意让你们发现；第二枚呢藏在高筒靴里；第三枚呢至今还在我的护肤霜里。但是呢，二零零五年，一位当年的这个美国看守跟报纸说啊，当年是我把毒药带给格林的啊。遗书呢只不过是个障眼法啊。不过这也只是他的一面之词，所以这个谜团呢估计很难被破解了啊。听说格林死了啊，美苏英法四国委员会的委员都得过来看，大家看着看着，突然间。 苏联委员往格林尸体的脸上啪一大耳贴子啊！哎，大家说你这干嘛？这么恨他呀？啊？苏联委员说不是，我以为他装死啊，现在我确定了啊，这小子真死了。那刚开始呢，四个委员还想着保密啊，别走漏消息，明天拿格林的尸体啊上绞刑架溜一圈后来一商量，还是算了。那说如果被人发现了，那就太有损法庭的形象。所以第二天凌晨，剩下的十个死刑犯来到了绞刑架前，格林一死。 里宾特勒普呢，成了第一个上这个脚架的，后面九个人呢，都一一行刑。汉斯·弗兰克在上脚架之前说：“千年易过，纳粹德国罪恶难消。”啊，算是代表这些人来了一个临终忏悔啊。行刑之后，这十个人加上格林的尸体被火化，骨灰投入河中。 马丁·鲍曼呢？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死在柏林街头的混战中啊！一九七三年，他的遗骸才被发现，确认了身份啊！然后就有各种传说，啊，逃到西班牙去了，逃到南美去了，活了一百多，那个都太扯了。另外呢，那些被判监禁的战犯就关在这个西柏林的施潘道监狱服刑啊。五十年代呢，其中好几个人提前获释。到了六六年，施佩尔和席拉赫服满二十年刑期之后。 能容纳六百名犯人的施潘道监狱里，就剩下鲁道夫·赫斯一个人了。鲁道夫·赫斯这个人呢，咱们在这个二战史里呢，就是提到他的提到的比较少。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希特勒早期的追随者，是吧？这个希特勒的这个关在监狱的时候，他就当希特勒的秘书啊，所以希特勒这本又臭又长的《我的奋斗》是希特勒口授，赫斯执笔写成的。 后来呢，这个赫斯呢就就出任纳粹党的副元首，成了希特勒的接班人。可是随着三九年大战爆发，啊，吧？希特勒更多的关注于军事，不再关注党务啊。这个赫斯又不懂军事，所以他这个对外围侵略战争啊，他插不上话啊。他就渐渐的在这个希特勒心目当中的这个就失宠了啊。格林就越来越越得宠啊，所以赫斯为了。 跟格林争宠，啊，就是为了为了表现一把，那就是希特勒不是最想劝降英国吗？四一年的这赫斯他就飞到英国去了，啊，想去劝降英国，啊，那一去就没回来，再跟老战友们见面，就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了，啊，他等于他已经在这个英国，就从四零年开始他就坐牢啊。至于他为什么飞到英国，也是一个谜啊，因为他本人没有任何陈述嘛，那也是一个谜，各种猜测。 都有，所以这个他判了无期，啊，他又巨能活，别人都无罪释放了，就他老小子还在监狱里待着，是吧？这监狱就关他一个人，是吧？看守赫斯的有四名监狱长，一个监狱牧师，十七名文职人员，二十个军官，三十三个士兵和四个医生，关押费用一天一万西德马克，是吧？所以这赫斯就成了世界上待遇最高也最孤独的犯人。 直到这个一九八七年，他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享年九十三岁。那所以有很多人说这这不是上吊吧？这个这他七八十的时候没上吊，九十岁上吊啊？这监狱里边那么好，也没得什么病是吧？也不会说因为病痛痛不欲生，是不是？占领军关烦了，弄死他算了，怎么还不死啊？是吧？帮他死吧是吧？他一死，施潘道监狱就被拆除啊，防止这地方呢成为纳粹崇拜者朝圣的圣地。不过呢。 赫斯作为一个最后死的纳粹高层，他的墓地至今还是很多新纳粹分子集会的地方啊！最倒霉的是约德尔大将，按说呢，他是一个作战部长，纳粹德国光元帅就二十六个，算上格林二十七个，大将六十一个啊！其实他就罪不至死，他纯军人嘛，服从命令。但是苏联人太恨他了，强烈要求必须死刑。 他被绞死之后六年多，啊，德国慕尼黑法院重新审理了他的案子，啊，认定呢约德尔无罪，啊，所有的罪行被撤销，啊，对不起啊，绞错了，哎呀，已经给您到河里了，没法捞上来了，所以他就成了纽伦堡最大的一起冤案。纽伦堡审判结束，不过呢，这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几年由美国人主导，相继又进行了十二次后续审判，对纳粹余毒进行了更全面的清算。 还有一些逃亡在外的纳粹分子，有些呢就在战争中趁着混乱永远消失了，也有不少人就逃到了南美啊。这个他们逃到南美主要是两条线逃的，一条线呢是从西班牙，一条线是从梵蒂冈啊，从这两条线往南美逃啊，因为南美呢都是说。 西班牙语的天主教国家啊，所以他们很容易逃出去，因为南美国家大部分都是独裁的，而且尤其像阿根廷这种国家，那个一直是亲纳粹的啊。从西班牙，西班牙是佛朗哥，也是这个法西斯，有点这独裁，啊，所以从那儿跑啊。说这条通道是谁建立的呢？就是咱们前边一再跟大家提的那个欧洲最危险的男人——党卫军上校斯科尔策尼啊，他建立这么条秘密路线。 后来呢？以色列的特工摩萨德就专门对一些大屠杀元凶展开了追捕，最有名的就是阿道夫·艾希曼，犹太大屠杀的主谋之一。其实他级别不高啊，他不是党卫军上校就是中校。战后呢，逃到阿根廷，过上了隐姓埋名的生活。结果一九六零年，摩萨德找到了艾希曼的蛛丝马迹，派特工把他绑架回以色列，审判之后处以了绞刑啊！而且据说是这样，当时以色列已经没有死刑了。那么。 国会通过法案为他恢复死刑，然后把他绞了之后，再通过法案废除死刑啊，就专门为他恢复了死刑啊。这个故事相当的精彩，以后有机会呢，咱们再详细讲。有一个著名的美国女作家叫汉娜·阿伦特，写了一本书叫《埃希曼在耶路撒冷》。在书里呢，她专门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平庸的恶”啊，就是说很多像埃希曼这样的人呢。 本来不是什么坏人，艾希曼自己也认为，我就一小公务员但是在一些情况之下，就会甘于放弃自己对于善恶是非的判断，而是屈从于权威的指令。那么最平凡的人也可能会做出最极致的邪恶啊！这对于我们非常有警示意义，推荐大家呢有机会去看看这本书。 纽伦堡审判至今已经过去七十多年，但是它的历史意义怎么说都不为过。那在二战以前，人类文明虽然已经高度发达，但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还是丛林法则占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打胜仗的一方可以随意处置战败一方，双方签署条约的根本依据还是实力。 一战结束以后呢，很多人就觉得这玩意儿不行啊，得在国际上建立一种秩序来维持基本的正义。可惜几次尝试都以失败告终。二战作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浩劫，终于让人们呢开始思考如何为战争定罪，如何公正的审判这些罪行。这样的目的呢，不仅仅让更多纳粹罪行公诸于世，给战犯们应得的惩罚，更重要的是为后世设置出了一个标杆儿。 让这些罪行更加清晰明了，所以这次审判中确定的很多规则，后来成为联合国建立各种国际法律以及建设国际法庭的基础。当然，纽伦堡审判的这个争议声音啊，一直没有停息过。当年就有很多人质疑审判的合法性啊，因为呢，这是一场量身定制式的审判。在此之前，没人知道什么叫密谋战争罪，也从来没有谁被判过这个罪名。 那这是不是专门创造出来惩罚这些人的？这场审判是不是胜利者的表演啊？美国最高法院的另一位大法官哈伦斯通就把纽伦堡审判看作是一场骗局啊，说他这位同僚杰克逊正在纽伦堡举行一场高级别的暴民私刑大会啊。相比于法理更严重的其实是公平问题。如果这是一场对。 战争罪行的审判，那么战胜国一方在战争中犯下的这个战争罪行，是不是也应该被审判呢？作为这个检察官的杰克逊呢，对此也是充满了不安，所以他给这个杜鲁门总统的写信啊，就说我们同盟国本身正在或已经犯下了我们所起诉的德国人罪行，说法国。 对待战俘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苏联未经任何正当宣誓，仅仅通过军事占领就剥夺了波罗的海三国的主权啊！还有咱们上一期节目里提到的这个无差别轰炸，还有美国人也在进行的无限制潜艇战啊！这些呢，就是因为你们是战胜国的原因，难道就可以逃脱惩罚吗？ 最讽刺的就是苏联啊，有一项指控说凯特尔约德尔、里宾特洛普共同密谋侵略波兰。可是明明苏联人就是这次侵略的同谋啊，法庭只好强行认定苏德核武不侵犯条约的秘密协定书是伪造的啊，所以苏联人无罪啊，所以这简直就是睁眼说瞎话啊！这还不算。 苏联检察官居然还恬不知耻地用伪造的文件指控卡廷森林惨案的凶手是德国人，幸亏美英法三国检察官严词拒绝，才没有起诉。种种这些，无疑都给纽伦堡审判蒙上了一层阴影啊。不过，我想说的是呢，正义是有代价的啊。我们的世界要想进步，就必须接受不完美，接受妥协。正如杰克逊检察官说的。 如果说纽伦堡审判的被告们是人类第一批被以法律的名义起诉的战败国领导人，那么他们也是第一批以法律的名义被给予申辩机会的人。所以说，纽伦堡审判虽然有很多遗憾，但是依然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巨大的进步。好了，这就是今天的特辑节目，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 是小记，或访问曾是小记资源网。